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六十集。林清霄将处理好的果肉递到洛寒嘴边，洛寒惊讶的看着他，试探性的低头咬住果肉。冥界的侍者站在一边，已经目瞪口呆。 到底是我瞎了，还是我记忆出了岔子？他默默掐了自己一把，痛感窜上脑髓，使着浑身一颤。混混沌沌的脑子终于机灵了，他懂了。没想到六界最至高无上的高岭之花下凡，也下凡的轰轰烈烈。想来天宫很快就要迎来女主人了。林清霄主动替洛寒剥皮，多少存了些不明不白的补偿心理。 糖人是一次，刚刚喝酒是一次。虽然是洛寒主动的，但毕竟是他占了人家便宜。林青霄从小练剑，精于练气剥皮对他而言再轻松不过。可是投喂了一个后，林青霄好像打开了什么开关，突然找到了乐趣。他将羊脂力完好无损剥开，精细剔除里面任何一块不完美的地方，然后递给洛寒。 亲眼看着他从自己指尖将东西咬下，洛寒唇色原本是浅红，吃东西时唇角沾上了果汁，颜色变成诱人的嫣红。林清霄看着他唇上盈盈水泽，脑海里猛地浮现一张画面：他将洛寒的后脑扣住，附上那片红润，亲口尝他唇角的果汁，或许不止，他还可以深入。 吮咬。林青晓猛地回过神来，他脑海里甚至浮现出味道，是新鲜的橙子味。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联想？是刚才的彼岸酒让他产生了幻觉，还是说这就是真的？林青晓愣怔的时候，手指距离判断失误，稍向前了一些。洛寒没有预料，一口咬到他的指尖。洛寒赶紧松开，道歉说。 可不起，我没有注意，有疼了吗？林青霄收回手，拇指完全无意识摩挲着上面的牙印儿。等他做完这一切后，神智似乎才恢复工作。林青霄十分尴尬，说：“无妨。”林青霄说：“无妨，信不过。”洛寒赶紧把他的手拉过来。林青霄想躲，没躲开，有些无奈的说：“真的没事。” 这时候他倒有些遗憾了。龙族皮糙肉厚，任何锐器都无法在皮肤上留下痕迹。这曾经是林青霄引以为傲的防护，现在他反而责怪龙族皮肤恢复太快，一丁点牙印儿都留不下来。林青霄靠谱的印象太过深入人心，罗涵只觉得是自己看错了，咬伤了林青霄手指。他捧着这双漂亮的手，十分自责。 幸好没有留下疤来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赔罪了。林青霄听到，眉梢动了动，问：“怎么个赔罪法？”洛涵抬眼望着他，说：“要不，你咬回来。”林青霄不愧是当了四千多年天帝的人，在这种环境下依然从容不迫，目光镇定。洛涵忍不住笑，伸出自己的手腕晃了晃，说。 我指的是手腕，你要咬回来吗？林青霄再意识不到自己被他戏耍了，就是白活了这么多年。他冷淡又威严的望着洛寒一眼，说：“暂且留着，以后一起算账。”林青霄说完都不等他，直接起身甩袖走了。洛寒不敢笑出声，生怕再惹恼了这位，他快步追上前。 熟练地握住他方才受伤的那只手，说：“怪我，是我没有注意到，这么漂亮的手可不能留疤。接下来我一定好好照顾他。我们现在去找那块石头。”林清霄淡淡嗯了一声，就算是同意了。手心是洛寒纤细的手掌，林清霄默默将手握紧，心里却在安排更长远的计划表。 是洛寒说要咬回来的，天帝从来不说空话，说日后安排，那就一定要安排的妥妥帖帖。事件按力量体系可分为六界，但是从生死来说，只分为其他五界和冥界。冥界法则不同，处处都是死气，即便对于仙魔妖族的大能，也依然是个很危险的地方。 然而，洛寒这一路走来完全没有感受到哪里危险，他像观光一样游览了忘川河河畔风景，品尝了冥界特产酒，然后几乎不用动脑子就找到了女娲藏石之地，太顺利了，宛如皇帝南巡。事实上，也确实是难寻。冥帝的人全程战战兢兢跟着他们身后，鬼官们见林青霄停在河岸边，讨好的上前解释。 禀天帝陛下，忘川水和普通水不同，任何东西掉下去都浮不上来，想靠飞行横渡也不行，来回只能依靠摆渡船。你要找的石头在水底，恐怕有些困难。小的这就禀报明帝，将上游的水拦截，把水排空。光听着就很折腾。洛寒正想说他来试试短暂修改法则，就听到林清霄淡淡道了句。 不必。然后一挥手，忘川河的水向两边分开，河底的枯骨、死气自动消散，腾出一条平坦的通路。洛寒沉默，后面乌泱泱一众鬼官也沉默了。林青霄率先走到河中，回身接洛寒的手：“这条河许久没有清理过，小心脚下。”眼前这一幕太迷幻了，都让诸多鬼官。 对自己的认知产生怀疑，忘川河的水真的可以过活人吗？他们以前处理的那些案件都是假的吗？自然不是假的。每年死于忘川河的亡灵数不胜数，多的是生人想窥探阴阳，或者死人留恋阳间，自行横渡忘川而死于河底。忘川河水腐蚀性极强。 无论仙魔鬼怪到了冥界，就全是新报道的鬼魂。生前再多本事也得忍着，老实遵守冥界的规矩。鬼官们习惯了每天河中都要死人，顺便警告新来的鬼别打忘川的主意。外界的法术在忘川河上是失灵的，谁能知道，并不是法术失灵，而是他们的法术不够强。 鬼官眼睁睁看着林青霄无视冥界法则，施施然朝忘川河底走去。他们反应过来，连忙跟上。陛下，忘川河底从未有圣人到访，恐怕不安全。您千金之躯不可亲自冒险，不妨先放几个鬼差下去探路。仙界的亲卫也觉得危险，劝道：“陛下，水下状况不明，请您带护卫随行。” 林青霄嫌这些人吵，回头一瞥，明明没用多少威压，可是一众人集体闭嘴。尔等留在岸上静待。鬼官嘴唇动了动，到底不敢再说。仙界亲卫兵即便担忧，也只能站直了，齐齐抱拳。属下遵命。洛寒和林青霄随着分开的水道往下走，忘川河水是蓝绿色的，像是鬼火。 他们越走越深，很快就看不到河岸上的景象了。洛寒看向两边，河水深处没有光，是黑沉沉的，隐约有幽幽绿光一明一灭，越发像是夏夜坟地里的鬼火。洛寒问林清霄水里怎么会有明火？”王川河从来不打捞，经年累月，河底堆积了不少骨头，有骨头积聚热量。 慢慢就有了明火。洛寒听到他的话，仔细看才发现，他原本以为是石头的地方，似乎并不是石头。林青霄捂住洛寒的眼睛：“不喜欢就别看了。这些东西阴气重，看多了对你不好。”洛寒心里发毛，确实不想看那些骨架。置身阴冷的河中，时常会给人一种他已经死了的错觉。 洛寒越想越惊悚，他默默靠近身边的人，伸手抱住他的手臂。林青霄细微的顿了一下，淡然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眼睛不敢往旁边看，他一抬眼就看到林青霄皮肤如玉，脖颈到下颌线条优美，喉结在修长的脖颈上鼓起好看的弧度，说话时那一块细微的上下滑动。 洛寒鬼迷心窍般忍不住伸手去碰，才伸到一半，就被林青霄握住手。洛寒抬眼见林青霄冷淡地望着他，想干什么？洛寒内心叹了口气。唉，知道现阶段动手动脚，天地陛下愿意忍，再亲密些的却不行。洛寒报复性地抱住林青霄的腰，在他肩膀上蹭了蹭。 两边鬼气森森的，哪有你好看？我不想努力了，先休息一会儿。你找到东西再叫我。洛寒整个人完全挂在林青霄身上，双手环着他的腰，脸颊埋在他肩膀处，一副自暴自弃、你看着办的架势。林青霄在原地停顿了片刻，两只手都不知该如何放。这种时候，他倒庆幸刚才嫌麻烦，没有让侍从跟下来。 要不然这副样子被属下看到，成何体统？林青霄这样想着，右手慢慢环住洛寒的腰，说：“你是最后一个神灵，虽然你不愿被太多人知道，但好歹担着天道的面，你这样子被其他人看到，影响不好。你又不是其他人。”洛涵不为所动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靠着，他闭着眼睛，忽然意味不明的笑了笑。 再说，这就叫影响不好啦！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